大板酒就唱街上，武松举起了十一郎，好汉武松要出手，把个石恩吓得筛了炕 <laughs> 我说 <laughs> 二哥，二哥，二哥别撒手，兄弟我有话要商量啊！叫二哥，有什么事儿？武松把石恩放下了地，咱们俩有什么事情可商量？石恩说：“二哥呀。” 我闻名，你经验刚上大过虎。我一想，也喜欢棍棒和刀枪。我早就向阳谷县里去看你，可惜呀，山高路远不便当。你从军到此地，我特地来把你探望。一时兄弟一时错，相信了崔明贵和霍阎王。武松说：“哦，我这个办事很粗鲁，兄弟不要记心上。” 来这边来，咱到玉神庙里歇歇凉。两个人来到了，施恩他拱手尊兄长，我说哥，咱们俩见面就如故咱就在这里烧了香吧。怎么拜把兄弟吗？啊，对呀。哎，武松这里忙摆手，人兄弟不如相好强，这那哪能啊？武松说：“你不相信吗？好，有几辈古人我讲讲。” 汉高祖他们那个咸阳做，乌江城有一个楚霸王，那项羽、刘邦是八兄弟吧？哎，日日夜夜动刀枪，楚汉相争二十载，乌江自刎了楚霸王。他们俩本是仁兄弟，到头来是乌江岸上八了香。不，人恩说咱们不比汉高祖哎，呃，咱要比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一再二再。 三存在，一王二王三爷王，在玉神庙香客纸马全都有。可巧了就该咱结拜一路香。没等武松再说话，施恩就把那个香焚上。施恩进前下了跪，玉神老爷听其详，保佑保佑多保佑，保佑您弟子施一郎。 跟二哥武松结拜了仁兄弟，俺们俩结拜一路香，我要有三心并二意，独越九下一命亡。这武松万般无趣，奈扑通一跪在地当阳，磕了一个头，开言道：“玉神爷保佑那弟子武天罡。”我给施恩拜了仁兄弟，俺们俩磕头一个娘。我要有三心并二意，武了即顶一命亡。 两个人磕头忙站起，二人把年龄忙续上。武松说：“我今年二十六。”施恩说：“我二十三岁，正属羊。”哎，武松说：“那我是哥了。”哎，给二哥见礼儿罢了。回官寨见了咱爹，问声好。 见了咱母亲，也替二哥问安康。我有心后关寨里见老的，可我是蹲监坐牢不便当。是恩倒说不妨事儿，我同你后关寨里见爹娘。是恩这边喊进走，什么事儿，少爷？我领你二爷到书房。哎，是呢，是恩就在桃屋里走。好跟着好汉武二郎出力难艰，往前走。去关寨，路过了大堂上。 抬头看，堂东头就是个镇堂主，把那云牌挂在架子上。堂西边有三杆长枪带着皮毛，还有只羊刀黄金香。什么叫羊刀啊？就是用来当样子的，特制的，比一般的大刀都大，分量也重。武松一见不早了，兄弟，站住！哎，是不是二哥？武松说：“咱爹做官是个文官呐，要这口羊刀为哪桩？”哎。 二哥呀，咱爹他文官挂着武官衔啊，啊，三六九日下教场，把这口大刀抬了去，同城官兵眼里亮。哦，这口大刀多么重啊！对，给二哥我讲讲啊，这口刀，这口刀足有三百六，平均称四百汉英镑。武松说，就说哪个耍的好啊，啊，就说哪个耍的强。哎。 哎，有的呀，只能推的一股用； <laughs> 还有的推的一晃子。催命棍儿他能端的磕膝盖，那个火阎王他能端个平胸膛。你别瞧咱爹年纪大呀，一咬牙，一咬牙举个锅顶梁。武松闻听抿嘴笑：“贤弟呀，咱爹爹不算好力量哦。听这个话，咱爹爹还不如你了。哎，二哥，你那个力量有多强？” 武松说：“兄弟，站一会儿，我刷上两路泥娃娃。”周武松头发一颤，好几个咸菜把，吃的一声扒了光脊梁了，他紧紧腰带蹬蹬腿，架子上拽过来打我一掌，就往地下猛一撂，再不用脚忙踏上，嗖的一声腾空起，大刀提了个过顶梁，石人吓得一哆嗦，我娘哎，把个舌头伸出来四指长。他看武松一伸手，大刀忙接过，手。 一刀一刀刷的强。 前耍三刀虎探招，后耍三刀龙翻江，左耍三刀安天下，右耍三刀把身藏，上耍三刀盖上顶，下耍三刀鬼神忙。武松越耍越高兴，把个大刀顶在了头顶上，大刀就在头上顶，手指头拨浪几拨浪，他拨浪拨浪转的快，是俺吓得直嚷嚷。我说二哥呀，哥呀，把你放下吧，呃，碰着就是一身伤。武松说不是兄弟，你劝我呀，我转他个。 齐天八后上不，嘿，施恩想，我要有二哥他这个本领大，快活的，我就不怕门神将大王。我要有二哥武艺好，将门神也不能把我一头头发都薅光啊。施恩掉了两眼泪，这边惊动武二郎，这武松割下刀一口，见施恩眼里泪汪汪，哎哎。 武松说：“我在这里耍羊刀，你哭哭啼啼为哪桩？”哎， <laughs> 二哥，你是不知道，小弟心里有冤枉。武松说什么事情冤枉了你呀？啊，对给二哥我讲讲。哎， <laughs> 二哥呀，见了老爷咱再说吧，在这里说话不便当。要见老爷，你带路走，半道上别动不动的泪汪汪。大丈夫有泪不轻弹。哎，是两个人。 往后走，嚯！里边的白蛇真排场，硬币墙前长兰草，爬山虎子爬满了墙。转过了硬币流水，看许多的花盆列两旁，石榴开花红似火，绣球枝上白似霜，卷帘芭蕉绿叶衬，串珠莲花向日黄，松竹梅兰配着佛手，玉簪开花把又长，仙人偷了仙人掌，八边金晨花海棠。 最仙桃就在两边摆，一边一颗木丁香。都大的方砖铺的甬路，两边摆满了洋芋缸。前走后跟来到了，前行就到了那书房。照着那书房里看，里边的摆设更不让。门上倒有一副对儿，能人提笔写的墙，上联写。 春风杨柳鸣金马，下联配晴雪梅花照玉堂，万物生辉四个字贴在了上边门横上，纸糊的顶棚似雪洞。 渔夫捧手铁当当，满堂红的桌围和椅垫儿，金线盘云明晃晃，照着对面留神看。楠木条筋靠着山墙，当中放着个古铜镜，鸡毛掸、孔雀扇花瓶里装，放着圣贤书两部，飞钱贴在那个书皮上有象棋围棋和骨牌。 有的是檀香、荷木香，文房四宝、压书件，七寸逍遥杯桶装，在盘中放着茶壶和茶碗，迎宾待客的玉茶缸，照着后墙留神看，挂一幅李白醉酒大中堂，两边配着一副对儿，七言对联写的墙，上一联儿。 一天雪意云连海，下一帘两岸梅花春渡江。在西山墙上留神看，有一张挑山挂中央，挑山上画的福禄寿，八仙分手列两堂。大老爷就在里边坐，偷眼看见了武二郎，见武松进了内书房。武松他进屋忙施礼，老爹爹在上看安康？啊嗯，你这个军犯，武松。 好大胆！你怎么私自进了那书房？是俺进前忙事里老爹爹，二哥他给我烧过了香。咚！小奴才，你不对！你怎么做事不排场？你跟你二哥是人兄弟，为什么不先禀报到书房？你跟爹爹说一声，我亲自去请多有光。咚！什么叫片儿汤啊？这就是你往下听，还有。 武松闻听，忙下跪，好说好说，不敢当。武松儿，请起，请起。 <laughs> 石正堂近前一伸手，急忙扶起了武二郎。武松儿担待，担待，多担待，担待本周我这个心里不凉堂。 幸亏堂上没打你，把你压的难见房。要是堂上打一顿，你我爷们多平常啊！什么是真来，什么是假呀？你们俩结拜一路香，人兄弟如手足，等的蛇来入的堂。有家业我给你一半你们俩就是同袍一个娘。 吩咐书童快摆酒，给武松儿解封喝一场。小书童答应说声是，把个酒菜搁到了桌子上了。大老爷就在当中坐，弟兄两个忙陪上，把酒斟满，落了座。十一郎手一抖，啪，酒杯掉在地当央。石正堂一见生了气，啪，他劈头揍了一巴掌。武松心里一哆嗦，哎，老爹爹。 你这是干的哪一桩？一个酒杯值多少？你不该打他一巴掌，当着我，你打他，就如同打到我脸上。要让我走，你明着说，我这就再回南监房。哎，武松儿，你别生气。 你不知道啊！你兄弟做事叫我气得慌。这个奴才不学好啊，整天也给我惹急慌。教他念书才分短，经常在后花园里练刀枪。南来的朋友也想好，北来的朋友也少想。哎，武松说：“年轻人应当交朋友嘛。”啊，是啊，朋友多我也喜得慌。 可是他通知朋友去玩耍，他不该跑到了快活林的大街上。哦，为什么呀？武松儿，你听哎，快活林离这里足有二十五那个镇店，慢慢强，有一条大路通汉口，水路上一条大河通长江，万般生意俱都有，就缺少一座蒸酒坊。他回来瞒着为父不知道。 后边跟恁娘商量，也是恁母亲不懂事啊，偷偷的给他银子一万两。恁兄弟快活的置下了无穷地，盖下了八十一间蒸酒房。他用了七只大船运大麦，八辆大车运高粱，做生意刚刚一年挣。 光银子赚了十万两，银子赚了十万整啊！押运着银子回家乡。我问他这些个银子哪儿来的，他就说快活林上开酒坊。我看见了银子，心安详，做买卖真比做官强。 可又一想，做官不能做买卖，做买卖就不能做官在任上。做官要是做买卖，违反了王法最难当。我就说，赶快把买卖兑出去，拿着银子还家乡。恁兄弟听了我的个话呀，第二天就到了快活林街上，离那里倒有六里地。有个张家庄，有一个五品员外郎，他这个名字叫张亮。好天地，他有二百多。 穷啊，家里的银子也不让他，早就想着开酒馆呢，想在那快活林上盖澡房，可这个县。 叫你兄弟给占上了，光银子赚了十万两，运银子来回正从他的庄上过。老员外一见气得慌，找上门来闹事儿，害了一个小孩把酒装。这这个小孩真是怪呀，掀开缸歌，他一缸一缸挨着唱，啊，唱着唱着喝醉了，就在酒店说醉腔。哎，你这个烧酒没酒味儿，啊，你这个烧酒发酸吧？ 赶上你兄弟刚回去，一生气，啪，找小孩揍了一巴掌。那个小孩哭着回家转了。张良一家气得慌，他有心衙门里边来找我，我五品正官在任上。他有心找我来打架吧？他怕我问他个刀皮斧牙最难当。张良万般无其奈下请帖到了姜家庄。 蒋家庄有个人姓蒋名忠，外号赛门神和蒋门神，一身的武艺很高强，徒弟倒有好几百，还有打手中小郎。张亮下铁把门神请到他家里，好酒好菜摆不上。他有个姑娘十八岁，许给了大王做三房。 喝着酒，把酒馆之事说一遍，挑动了门神将大王。将门神说：“你放心，老岳父，我这就去给你出去闹一场。”将门神徒弟带了好几百呀，都拉着杆子扛着枪，嗷了一声到了酒馆里了。 说俺来了，马二里的八酒庄，每天是俩人才要一张桌呀，这天是一个人都要桌两张。他这张桌上搁酒壶，酒杯放到了那桌上，喝一盅，喝一盅，喝洒这个地上真肮脏。喝着喝着喝烦了，来呀，孩子们，快把那个账记上。那兄弟一看明白了，就知道要出大饥荒。说大王爷，酒钱 不用给了，全当我请恁喝死了。张门神一听，哈哈笑。嗯，你小子说话真漂亮，徒弟们。 都别走，抻抻胳膊扎着枪，喊了声扎枪不要紧呐！吃吃吃乱八光脊梁和这一边儿，嘁哩咔嚓三节棍是哪一边刷的是单刀破花枪？有一个小孩叫胡闹，一对流星刷的枪，前边刷仙人去指路，拽回来十二个朝天一炷香，又玩了个张飞大片马，他蹦啊蹦的砸酒缸，黄酒砸开了七十瓮，烧酒砸碎八十缸，七十瓮八十缸。 你算算，整整是一百五十缸啊！恁兄弟低下头来看，呀，好意思开了样子讲了。恁兄弟走到近前忙施礼，尊一声门神江大王，我在这里做买卖，朋友面上恁上光，喝了酒说什么有钱没有钱呢？全当我请您喝四两。要扎枪，咱这个地点小啊。呃，正南道有个刘树行，江中说好小子。 你爹在这里做州官儿，哎，你在这里开酒坊。既然是这里做买卖，就不该做官在人上；既然是这里做州官，就不必在这儿当客商。你们是干也站来湿也站呐，可真是里里外外包了庄啊！你们这才可发达喽，知道吧？你爹爹商人还借了我的钱呢，光银子借了三万两。 他借了银子不要紧呐，到如今整整六年没还上。你要是连本加利还给我，我叫你小子开灶房。你没有银子还我的账，孩子们把他拉出去，把他的店门关门上。武松二。 九点不九点的倒不要紧的你想想，这个气儿受的真窝囊。你兄弟忍无可忍，动了手了，他哪能抵住江大王？虽说他武艺也不错，跟江忠一比是平常。交手没照两个面儿啊，被江忠抓起来扔到大街上，他上边就是皮锤打，下边大脚蹬鼻梁，打了麻了还不算呢，一头的头发都耗光了。 常言道，老爱胡须少爱发。你想想，好光了头发多肮脏！在当时，连一些街坊邻居都下了跪了，大伙都哀求门神将大王啊，大王爷，他年轻轻的也不会说个话，你跟他一样不值当。你高抬贵手，饶了他吧，饶他一命回家乡。将门神道说，就这么办吧，这面子都看在大伙你们身上。 家门神抬起腿来就一脚，把你兄弟踢出去两掌还不让。你兄弟回家来一睡睡了十五天，半个多月才起床。光先生请了六七个呀，每天没给他开药方，又灌汤又熬药，里里外外陪他忙。我要说这话你不信，来来来，一郎儿把衣裳，叫你哥哥他望望。可这是恩，哆里哆嗦忙站起。 他真是三分油饼七分装，头上的帽子抹了去，一翻手搁到了桌子上。武松抬起头来看，嚯，见头发叉子二指长，大少爷。又解开了丝乱包带袍服衫，武松这边一打量，哟，软硬里有刀口，大腿之上有枪伤。武松看罢，心暗想：这个事儿你可别莽撞，身上也挨打，真不假。 可是根根源源不清凉，是非曲直，谁好谁坏，听一面之词不应当，闹明白再说。好汉武松没言语。市正堂旁边有街上，武松儿，江门神夺了咱的正酒馆，他就在快活林上为了忘了。我听说他还要找你兄弟来打架呢，三六九经常骂在衙门上。武松儿，你们俩拜了仁兄弟，快快快！ 领着恁兄弟奔他乡，你们要不走也不要紧呐，可千万别再到那快活林上去溜光。到那里要是碰上了蒋门神，他能给你们哥儿两个开了膛。武松说：“我与他无冤又无仇。” 他为啥给我开了膛？哎，要不说这个小子坏嘛，在他身上没理讲。快活的多少买卖家呀，都和他并无冤仇在身上。他说占哪家占哪家，挂上招牌就姓蒋了。乡下村民。 卖奴货，呃，他说包装就包装该治十两给一吊，该治一吊光溜光。曾边的两个老头上了吊，三个老头碰了墙。你想想，连你兄弟他都敢打，对百姓不是更猖狂吗？武松说：“老人家，你在梦中的官不小啊。” 为什么不派人拿他上公堂？哎，拿得了吗？蒋门神不光人多功夫好，啊，还听说他这个来历挺硬棒。再者说，为父我做官又去做买卖，闹得大了不沾光，要叫上司知道了，轻则丢官，重则亡，咱吃的是哑巴亏儿啊！武松点头暗思量：是啊，谁叫你贪名图利，终日忙了？可又一想。 蒋门神，呐，蒋门神，你小子也真太猖狂！与官府作对，我不恼，你不该欺负众老乡，就凭你欺压老百姓，俺也要快活临上去望望。武松正然拿主意，使正堂捋着个胡子直打量，眨巴着眼皮心暗想：嗯，我看武松还是软了，还是刚？要吃稠的，我就盛稠的啊；不吃稠的，给盛汤。对。 我说武松儿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呃，你们俩远走高飞奔外乡，只要恁俩丢不了命，为父我宁死九泉无官场。恁俩要有好喝歹，为父也活活疼死这孟州堂。耶！常言道，老奸巨猾真不假，这个官儿软中带硬，孟加刚一番话，只刚子武松眼冒火，站起来。 二我指头大鼻梁，阎王这快活林出，用手指骂一声没谁将大王，孟州地面没那人吧，倒叫你小子为了王，咱们两个见了面儿。 倒看看你多少功夫在身上，不是恁二爷说大话，我定要打你个金砖骨头上史正堂就说：“拉倒吧，武松儿，你别吹这些个牛腿行，别仗着你这个个子大。蒋门神大哥比你强，身子也有丈八高，吃红莲子大胖胖。他武艺高强还不算呢，还有个妹妹蒋三娘和这个女儿，八仙刀他会一百单八路，他还会盖手。” 无双一杆枪，你上哪里去打架？你敌不过丫头蒋三娘。哎哎，武松道说：“你别说了，你怎么光是会吹人家枪啊？”武松儿，光蒋门神的妹妹还不算呢，他还有徒子徒孙一大帮，俱都是二十多岁的大个子，俱都有三百多斤好力量。你上哪里去打架？你敌不过他那徒弟一大帮。武松说：“你算了吧，拉倒吧。” 不叫你多囊还多囊，他能比得上景阳冈上那猛虎吗？他能比得上？ 天下英雄众豪强，他有徒弟几百个呀。依我看，就好比一堆屎壳郎。快活林上，我跺跺脚，叫这些小子一命亡。叫叔兄弟，快点走！快活林去走江大王。老爷倒说明天去吧。武松说：等不到过午，我就憋成床啊啊！这就走吗？对，这就走。哎，好。我说一郎，外边快备马，别叫你二哥布撵儿汤。哎，是。施恩外边去备马，不一会儿。 小书童跑到了内书房，尊声老爷，快点去吧。少爷已把那个马背上，好汉武松往外走。啊，后边跟着石正堂。简短接说来到了，前行到了公堂上。大少爷外边牵着马，这武松转脸十力开了枪。老爹爹，回去吧，不用把我挂心上。你记住，我家住在直隶广府清河县城东八里孔松庄。今天我到快活林。 去夺回咱的拯救房，给俺的兄弟出出气，也除掉恶霸一堵墙。到那时，乡里百姓都高兴，你老的脸上也有光。可蒋门神，他这个功夫要比我好。俗话说，能人背后有能人呐。我武松就得死到快活林街上。我武松真要死到快活林，老爹爹别忘了。 少爷给我烧过香，到那时你买上一口小棺材快活里去把我的尸首装。你把我埋到棺地里，这也是俺俩磕头这一场。石正堂答应我，知道。武松儿，这些话不用交代上。石正堂心想：对呀，是啊，刚刚拜的八兄弟，连一顿饭还没吃，就要去拼命。哎，一浪儿，你听见了吗？ 这就是你贪财图利惹的祸呀，武松儿。 武松儿，咱不要那座成就房了，争什么名，夺什么利呀？啊，你们都跟着老夫辞官回家乡，我把你带子咱家里，你们俩就是同胞一个娘。有家业我给你一半儿，你们俩磕头烧了香吗？你要上哪里去？打架，老夫我在家挂心肠。再一说，你也不准行啊，到时候还得把你的命搭上。算了吧。 算了吧，啊武松儿，咱不要那座正旧房了。这这就是钢活呀，可真是一半肉一半钢，还捎带着一半灌米汤。武松越听越上火，他嗷嗷嗷的老虎枪。到下回武松大闹快活林，热闹各大金街上。